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今天学习第二十八课，重点语句是。静冈，欢迎来静冈。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她和朋友小英一起来到了静冈市。小英的堂兄健太到车站来接他们。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十八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静へようこそ，欢迎来靖冈。こちらはいとこの健太君。 静岡へようこそ彼はカメラに詳しいからいろいろ聞いてね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アンナちゃんかわいいな我来讲解一下。小英向安娜介绍了健太。こちらはいとこの健太くん。这是我堂兄健太。こちら 是指示代词，意思是这位。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いとこ指堂亲或表亲的兄弟姐妹。の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是健太。くん通常接在名字后面，用来称呼小男孩儿。不过有时候也用来称呼成年人，但要注意使用的对象是和自己关系比较熟的人。 或是自己的晚辈，过去啦。除了方向以外，也可以表示近处的人。对，健太对安娜说：“静冈，欢迎来静冈。”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静冈是静冈，是表示目的地的助词，是欢迎光临的意思。 静冈欢迎来静冈，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说法，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地名来替换静冈，对来访的游客表示欢迎。江川，欢迎你来日本，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日本是日本，是日本的。又咳嗽，回答正确。 健太在大学里是摄影俱乐部的成员。安娜不久前刚买了一台新的照相机，正准备拍一些富士山的照片，所以小英对安娜说：“他对相机很熟悉，相机的事儿尽管问他。”是她，表示女性的她是“她”，表示主题。 カメラ是照相机，に是助词，这里表示对象。詳しい是形容词，这里的意思是精通、熟悉。精通的对象用助词に来表示。对，好，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から是表示理由的助词，意思是“因为”。我们在第九课学过“九時から”，从九点开始的说法。 から表示时间或场所的起点。这么说，除此之外，から还有表示理由的用法。对。彼はカメラに詳しいから。意思就是因为他对相机很熟悉。いろいろ是各种各样的意思。聞いて是。きます询问请教的推形是较为随意的表示依赖请求的说法。如果用。 郑重语气的说法呢，可以在“きい”后面加上“ください”，请变成“きいください”。ね是助词，在亲和地向对方发出呼吁时使用。句尾使用了“ね”，会给人以很柔和的印象。对，安娜对健太说：“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请多关照。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是。 请多关照的郑重说法，除了自我介绍以外，在拜托对方做什么事时，也经常会在最后加上这句话。加上“どうぞ”之后，语气会显得更加郑重。被安娜这么一说，健太觉得自己有一种被依赖的感觉，不由得在心里说道：“安娜ちゃん、かわいな。”安娜好可爱啊。 安娜是安娜，jam 不仅用来称呼小女孩，有时候也用于以亲近的口吻来称呼年轻的女孩子。卡哇伊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那是自言自语时使用的，接在句尾的助词。健太和安娜说不定会成为恋人呢。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十八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静岡へようこそ。欢迎来冈。こちらはいとこの健太くん。静岡へようこそ。彼はカメラに詳しいから、いろいろ聞いてね。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アンナちゃん、かわいいな。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理由的助词 “kara”。在第十九课，我们学过表示理由的另一个助词 “noda”。kara 和 n o d e 有什么区别呢？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kara" 和 n o d 都可以表示理由。例如，以形容词可わ可爱）为理由的话，"かわいから和かわいので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使用。不过要注意的是，接在 na 形容词或名词后面时，"kara" 要变成だから "，"nodo" 要变成なので"。例如，如果以 约，定，承诺为理由，那么用 k a r 的话就要说“约，定”，而用 n o d 的话则要说“约，定”。n a r a 和 n o d 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但是 n o d 的第一个音节的子音 n 要比 k a r 的第一个音节的子音 k 听起来更柔和，所以在想要给人留下 郑重而柔和印象的商务场合或正式场合，常常使用 n o d e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金。接下来是身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江川，你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 是救护车的警报声吧？对，日语里是这样表达的。哔啵哔啵。另外呢，警车的警报声是。嗯。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救护车和警车的警报声。哔啵哔啵和。 嗯。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一多哟。”说到静冈，一定要提富士山。据说富士山是在二零一三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下次要问问健太。 富士山的绝佳景点在哪？好，听众朋友，第二十八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静冈欢迎来静冈。”下节课安娜他们要开车去富士山的绝佳拍摄地点。欢迎您到时收听。